紧了，要变天了，后面的别走丢。快快点，你坐我身后，能自己坐稳不？沈道长，燕宗主这是怎么了？都休息一个晚上了，还这般昏沉。这瓶药丸可以提神补气，你给他吃下，或许会好点。多谢。 但我尚不知他病情如何，贸然用药恐怕不妥。 <laughs> 你放心，这些药丸都是枸杞丹参一类的温和药材，就算没效果，也不至于会丧命。若换了往常，我自是要袖手旁观看笑话的。但如今你我在同一条船上，燕无师出了事，你必然要分心，对我并无好处。那给我吧。 就这样。药丸里还有什么成分？哦，还有人参和雪莲。方才我怕你顾虑药性猛烈，不敢给他用，所以没告诉你。你感觉如何？ 看来是没问题了，那继续走吧。驾，驾！落不下来了，下马，都下马，牵着马走，别走散。下来，都下来，快把马牵牢，拴紧点 大人，不好了！停，都停下来。引路的，怎么了？主公，有些不对劲，罗盘到了此处就辨不出方向了。你之前不是说往这里走吗？是是，若小人没猜错，这下面就是若羌古城了。它里头肯定有些东西扰乱了罗盘的指针，说不定正是你要的玉髓。可也因为受到干扰，小人没法找到古城的入口在哪里了。 你怎么看？主公，要不等风沙停了再做打算。但这里也没有可以避风的地方。我们是要继续走，还是就地停下？你给个准话吧。呃，这，这……好好想了再打。呃，继续往前吧，应该就在这一带没错。多转转，总能找到的。那就走吧。走，走，走，来了，跟上，跟上，小心点。你现在是验毒师。 还是谁？是我，阿燕。主公，那引路的人不见了！人呢？怎么办呢？爆炸太大，主公请到旁边暂避吧。不行，我们中间没有能认路的，得跟紧那个人。抓住我的手，别走丢。嗯。主公，往这边。啊！啊！ 不好，上次下面是空的，我们被卷下去了。走！勇士。晋江文学城，梦溪石原著，猫耳 FM 携手英雄联盟，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古风武侠广播剧《千秋》第一集。 谁在下面？是我。你怎么也下来了？我方才明明已将你推开了。阿乔，我的手好像脱臼了，头也好疼。脑袋有风，还从那么高摔下来？ 一只手，右手，你就在原地等着吧，我去前方看看。嗯，你也要去？你现在起来走动，不会头疼吗？ 行，我们走慢些，先找到陈工他们再说。此处应是在地下，且地方不小。 这里的石块切割平整，还有细纹，是人工打造的。若羌，有可能。点个火折子能看清些。这里，我们所站之处，竟还没有到底，只是峭壁当中的一个平台。 巨大的深坑底下，究竟是什么？阿秋，我方才似乎看见前面有个人影，你看清是谁了吗？好像不是人。那就往反方向走吧。路窄，你跟着我。 之前看不见时，心里是什么感觉？没什么感觉，习惯了就好。为什么不恨？怨是有的，恨谈不上。背负太多会很累。这世间固然有许多心怀歹意的人，可同样有愿意伸出援手的人。我想记住他们。 而不是执着于那些让人绝望痛苦的事。可我一路上看到的，都是对你不好的。若没有你，陈宫也不可能像今日这般风光。他非但没有记住你的恩情，还恩将仇报。也有好的，你不知道而已。当是。 我被你送到桑景行面前，不得不自废武功，与他同归于尽。是白龙观的小道童把我从山上救回去的，他就是香州城外吃了我煎饼的少年。之后合欢宗的人搜上门来，白龙观主为了匿藏我，以身相待，慷慨赴死。 <sighs> 有这些人在。 我怎敢放任自己沉浸在仇恨之中？沈乔的心很小，只容得下这些好人。不值得我去惦记的人，我连恨都不会分给他们。那燕无师，你也不恨他吗？若不是因为你死了，会影响北周乃至天下的局势，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说话。 其实你还是恨的，只是你的心太柔软仁厚，连恨一个人都不长久。阿乔，你的弱点太明显，所以谁都可以借机要挟你。那晚只要你拿下陈宫，要他交出班纳祖父，你就不用来这里了。不错，我的确可以这么做，但那样一来，你就跑不掉了。 你在暗示我，只管扔下你吗？不，但我明白先前那个我为什么要这样对你。他生性多疑，从来不相信任何人，而且总想将你黑暗的那一面勾引出来。他却不知，你就是你。这世上也许有千千万万个成功。 神教，我现在有点相信你真的不是他了。叶无事绝无可能说出这样的话，我自然不是他，我叫阿燕呀。你不是头疼吗？怎么还能说那么多？唉，走吧。 我们好像绕了一圈，难道这里本来就是一个圈？我们只是从一头走到另一头。可是沈道长，是，你在哪里？你左前方约三丈处。我是拓跋，掉下来时撞到头，晕了过去，才刚醒。请问沈道长，可曾见过主公他们？没有。我们下来之后。 一直走不出去，你有什么发现？哦，这里有个门洞，后面好像是一条阶梯，但太暗了，我看不清楚。哎，你那里有火折子吗？还有一个，那，啊，多谢沈道长。呃，何晏宗主，哎，你们方才有找到别的路吗？没有。那。 只能下阶梯看看了，小心！这是什么物？是人是鬼啊？业务师，火车丝你拿着。这些怪物有铜皮铁骨，这是。 猿猴，你阴魂不散，嘿，小心，他想将你扑落峭壁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了，一起去死吧！呀，什么？你，你啊！ 我没想到，他竟想将你掷向猿猴。你没事吧？我方才动了真气，你走火入魔。你若是不能走，就在这里歇息片刻吧。 我处有阶梯，我背你。 是谁？我是他，但又不是他。所以，你不是叶无师，不是谢灵，也不是阿燕。 <coughs> 我不知道，脑子里一团糟，有时想起一些事情，有时又觉得并非发生在我身上。 什么？也许我自己都不知道。那要如何才能恢复原状？等我将风铃原点的破绽补上。那个魔心破绽，你不是说弥补不了吗？ 你在那里？那绿光是猿猴的眼珠子。他们好像走了，他们身上的血腥味太重了。这里封闭荒废多年，为何会有那么多猿猴？ 去的，醒醒！多谢。没有台阶了。 是一片平地。何方妖孽，报上名来！阁下又是谁？沈道长。你是？我是楚平，跟着主公一起来的。陈功呢？啊，主公他们在前面。方才有只像猴子的怪物叼走了我们两个同伴。我以为你也是。 失礼了，啊，沈道长，请随我来。啊！抓伤了？哎呀，没有多久。啊！还好沈道长没事，燕宗主也在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狂风刮走原本的细沙，露出若羌古城的入口，我们就掉下来了。不过这里头很大，我们落下时方位不一，所以失散了一阵。现在又该往哪里走？此处应是原先的城郭，玉髓生长在地底，我们要找到通往地下的通道。这座古城被淹没于风沙之下，至今已有数百年。即便有通道，也早就堵死了。 干粮耗尽，都未必能找得到。 <laughs> 你放心，来之前我看过大致的地形图。若羌人在王城北面建造了祭台，通道应该就在那下方。我们找到祭台即可。这里有些怪物，应是常年在古城底下生存的猿猴一类。他们耳目灵敏，又习惯了黑暗，身形不逊江湖中人。接下来你们小心些，别再重蹈覆辙。 是是，慕容信，你来带路。是主公。要走多久？应该很快就到了。等一下，六郎不见了！啊啊，不见了！ 啊！居然还这长了鳞里的蜘蛛啊！这这六郎，那是六郎！啊！他们心干了！有毒！啊！不要让这些东西进山！你把大蜘蛛肚子里扒出来的小蜘蛛！啊！谁让你们刺他肚子的？用火上！ 往前跑！你的剑法又精进了，竟然一直止住能几身？你小心些。 又来了！这些猿猴是蜘蛛的天敌，他们一出现，蜘蛛就都退了。是猿猴首领在指挥，必须将他擒下。我去对付他，你找个地方躲一躲，我兴许顾不上你。嗯。 别伤了他！好，胡宗，啊啊！伤口太深了，事不宜迟，等这些妖不杀了星桥，再回过头来对付我们就糟了，还是赶紧走吧！撤！ 紧我！多谢。下面那片红色的，应该就是陈功他们要找的红玉髓。这峭壁直落坑底，你怎么会在中间的缝隙里？这里有一条捷径通往下面。 你下去了，没靠近。那附近还有两只猿猴在把守。那，你可见着玉葱容了？嗯，那些猿猴数百年不见天日，以人面蜘蛛和玉葱容为食，所以极难对付。那走吧，既然已经来到这里，不差最后一步。得了玉葱容，也能早日治愈你的外伤。 你可要歇息一下，将玉从柔拿到手再说，免得等会儿与陈公碰上，徒增变故。嗯，那跟我来，前面就是玉。我缠住元侯，你摘玉从容，快去！好。 玉琮容，既然十分珍贵，那多了也就贱了。 天便是若羌的圣物红玉髓，传闻这天外奇石可以破开太阿界，就让我来试一试，到底是真还是假？善 <laughs> 为事者，不。 在太阿剑中，这啊，我的手，这是中毒了，是机关，机关动了，断龙石落下，猿后被割开了，多谢神道长斩杀猿猴，神桥。 方才是谁触动了机关？不知道，我没动啊。主公，快快！你身上有没有带解毒的药？这解毒的药，哦哦哦哦，都在这里了。没用，一点用都没有。 道长，可有法子解我的毒？下面有毒物，是那些玉髓，玉髓有剧毒。我听说玄都山炼药也是一绝，你是掌教，肯定有许多办法。若能救我，我愿倾囊相报。我出来的匆忙，又被你要挟至此，根本来不及带什么药物。你不信我？你拿着玉诀。早在你答应与我们同行的时候。 我就命人将那老者放了。回去之后，你尽可拿着这枚玉珏去王城的云来客栈查证。我知你是君子，这次让你同行纯属不得已，并无伤人之意，请你看在旧日情分上，救我一命。我当真没有解药。 <sniffs> 慕容，快将我的手臂斩下来！你怎么不问问？ 我有没有法子？ 梦，随梦天地闲游，晨雾之际一眼开九州，冷月抬手，偏扬雨衣袖。梦见了一个我，独下行舟，替昨日少年折来路。白。 心与我肩上花铃落，与你相撞花万千信风同行。 那不是我拿的，我知道，是你之前那个，那个验巫师，但总归在你身上，不是吗？你能认出我们吗？若换了别的性情，你之前那一走，就绝不可能再回去了。我真高兴，你没有将我错认。他不那样做，就不叫验巫师了。你是阿燕，不是谢灵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话太多了，谢灵半天都不会说一句。 那你是喜欢我多些，还是喜欢谢灵多些？